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八十集。林清宵也看到他了。洛寒本以为自己回到的是天启纪，和自己失踪所差不远，然而看到此刻的林清宵，洛寒不敢确定了。 我来对地方了吗？林青霄看到熟悉的身影，目光安静，眼神漆黑，仿佛连光都无法逃脱。是你。又见面了。洛寒愣住。林青霄见对面的人影不回答，早有预料，他慢慢走近，完全不顾周围可能有危险。你明明说你会一直在，可是你又食言了。 你太过分了，竟然连梦境都不如。我唯有在幻境里才能见到你。林青霄已经走到洛寒身边，伸手抚上他的脸颊。这是天界最后一个幻境了。等这个结束后，我又要去哪儿寻找你的影子？洛寒心痛，眼睛瞬间涌上泪水。林青霄，是我。 林青霄静静看着他，他动作温柔，可是眼睛中没有一丝温度。他整个人疏远、死寂，看着极为不好接近。林青霄似乎有些怀念，说：“会说话的幻境，实在少见了。触感这么真实，我都不忍心杀掉你了。”真的是我。 洛寒试图让他相信自己，主动握住他的手。你看，我是有温度的，我真的回来了。我回来了四个字，终于刺痛了林青霄。他从幻想中清醒，知道他必须终止这场可笑的自我安慰了。林青霄手指凝结出冰花，如果是往常，眼前的人会化成碎片，像打碎的瓷娃娃一样化为虚无。 然而这次，洛寒竟然没有在他手下消失。林青霄手指猛地颤抖，都不敢说接下来的话。洛寒眼泪落下来，展臂紧紧抱住林青霄：“对不起，我又让你担心了。”林青霄停了很久，他不知道这是另一重更高深的幻境，还是他臆想太深，陷于心魔无法自拔。 林青霄慢慢抬手抱住洛寒，他知道这多半是杀机。他环住洛寒的人像的这一刻，必会受到致命攻击。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他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在找他。寂静的天宫，缺失的另一半，还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，所有东西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折磨他。虚妄的寄托也好过绝望。 林清霄抱住洛寒后，等了许久，预料中的致命攻击竟没有到来。林清霄浮现出一个恐怖的想法，就赶紧压制住。洛寒不会回来的，只要没有希望，他就不会失望。迷雾外传来阵阵脚步声，天兵天将们将雾气驱散，邹继白飞快跑来，就看到眼前这一幕：年轻的天帝抱着一个女子。 神色无喜无悲，看着让人揪心。邹继白最快挣脱幻境，连忙带着人过来帮林青霄。林青霄剑术、阵法、飞行无一不强，唯独幻境成了他广为人知的死穴。六界皆知，那位曾经的六界奇才，如今的天地遇到幻境必受伤。幻境会根据一个人内心的弱点幻化假象，有的是钱财，有的是权势。 而林青霄的幻境，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女子。四百年前，她消失的未婚妻。邹继白好几次看着林青霄满身鲜血从幻境中出来，林青霄如此强大，怎么会被低劣的幻境人物捅伤呢？然而那个人顶着洛寒的样子，林青霄明知道是假的，也无法避开。邹继白看着难受。 他和天宫许多人想法一样，既然陛下挣不开，那就尽量避免进入幻境。可是这就像罂粟一样，林青霄无法解除，唯有幻境中，他才能再看到罗寒。即便会受伤，他也不管不顾。邹继白劝不住，只能尽量减轻伤害。邹继白一挣脱幻境，就赶紧来找林青霄，想趁林青霄没重伤前，赶紧将幻境解除。 邹继白这次出来的晚了很多，他察觉到时间的时候，心里就一疙瘩，心中满是不祥的预感。邹继白紧赶慢赶，赶到林青霄所在之地，并从外面破除幻境。邹继白预想过很多场景，万万没想到，竟然会看到洛寒。邹继白愣怔良久，不可思议的问：“洛寒？”洛寒察觉到有人来了。 悄悄推林青霄的手，示意林青霄站好。林青霄感觉到幻境散去，外界的空气涌入，他回头定定看着邹继白问：“你们能看到他？”邹继白一愣，被问的后背有些发凉。邹继白搓了搓胳膊，迟疑着说：“应该可以吧。”林青霄呆立原地，许久无法反应。 洛寒心中叹气，用力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是我，我回来了。”洛寒最开始消失的时候，林青霄还想过，或许他只是遇到了意外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一年过去，林青霄想，他大概走得有些远。一百年过去，他想，他兴许是记错了时间。 直到四百年过去，林青霄已经不敢再期待洛寒会回来了，希望却得不到，远比没有希望更加痛苦。林青霄全身僵住，一瞬间甚至不敢说话，也不敢动，他怕这是梦，他一动梦就醒了。洛寒见到他不动弹，以为他还不相信，他手里画出一粒雪花，雪花融化成水珠。 水中慢慢长出一截嫩绿的芽，最后，一簇火燃烧了一切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这样熟练的操控能力，不愧是幻境人物能模拟出来的。林青霄终于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他眼睛中的世界仿佛一瞬间坍塌，俯身牢牢抱住洛寒，他极其用力，都能看到手上凸起的青筋。 洛寒眼睛中涌出水光，伸手抱住他。邹继白看到这一幕，鼻子一酸，他悄悄回头擦眼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会冒出想哭这种娘兮兮的感情。邹继白难得使眼色一次，带着天宫侍卫悄悄离开，将空间还给洛寒和林清霄。林清霄用了很大力气，又拼命克制住。 洛寒都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，洛寒没有再提醒他，任由他紧紧抱着。过了很久，林清霄才压抑着声音问：“这些年，你去哪儿了？”“我那天无意触发了时空契机，被抽到了时空缝隙里。”洛寒简单解释了自己的失踪，轻声道歉：“我并不是故意离开，当时被吸走的时候……” 我也完全没有料到，我一直想赶快回来，但是那边有事情缠身，我不得不耽误一段时间。抱歉，我明明说了会陪着你。洛寒都不敢想，林青霄醒来时发现他不见了，会是什么心情？林青霄更加用力拥紧他，说：“你回来就好。”我说过，无论我去哪里，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，只要我活着。 就会不顾一切回到你身边。洛寒越说这些越伤感，他轻轻怔了怔。林青霄松手放开他，洛寒拭去眼角的泪问：“你的伤呢？好些了吗？”洛寒的记忆还停留在九州会大战，林青霄血战群敌，受了很重的伤。然而对于林青霄来说，这已经是四百年前的事情了。林青霄没有拆穿他对时间的概念。 轻描淡写的说：“好多了，你不必担心我。”洛寒点头应了一声，多少放下心来。他想问问林青霄这些年的经历，眼角瞥到一个天兵站在不远处，欲言又止，似乎有事禀报的样子。洛寒了然，主动说：“我去那边和邹继白说说话，一会儿来找你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